青丛林建道场，为的什么事情呢？ <laughs> 为报佛恩。青丛林是聚众而居，大家在一块儿住在这么一个道场底下。 叫什么？这个道场办道啊， <coughs> 看起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无处乐事，啊不容易。嗯，要把这个道场能够办得有生有舍。 啊，有所成就，这呢也要讲一个因缘，啊，佛法讲因缘，因缘成就了，这个道场呢就成就了。 特别是办这个禅宗道场，像我们现在打这个产期大家能够安心办道，这个安心呐，哎，安心两个字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当中。 无论是教也好，是宗也好，说呢都能说，啊，就是行困难。如果我们所说的，啊，佛所教导的都能够做到，谈何容易啊！ 不要说是百分之一百的做得到了，啊，哪怕做的能够做到几分，就不容易。这个禅堂， <clears throat> 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共修。 用功在用这个心地法门，也要有一个规矩啊！不上这个规矩，你这个功就用不上去，甚至于路都找不到。这是从这个，嗯。 从修心这一方面上讲，我们不但是要修心呐，还要修身呐，修行修行啊，我们这个身心都要修的，啊，这就不容易了。娑婆世界这个五处乐是众生的啊，难挑难服啊。 清这个丛林，建这个道场，做这么一件事，你们晓得那个做这件事情这个人是个什么样一个心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那是谨慎小心，小心翼翼，唯恐。 什么时候会发生问题？啊，别人不担心是啊，啊，这个主事的人呢，时时刻刻都要担这个心思，啊，因为他有责任呢。别人这也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但是有的人呢，认为呢，我这人责任不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个人呢都要尽职尽责，啊，尽到自己的职责，把这个事情都要做好，啊，这个真叫做兴丛林。 新丛林呢，就希望这个丛林道场的兴旺，大家能够安心在这儿办道。这是作为长处，时时刻刻，啊，所要求的，所希望能够做得到的。身安而后心安呐，身不安心就能安了吗？ 在大众面前出现了一点差错，是众目所视，众指所指啊。有的时候呢，甚至于呢，还动大家的念头。常说的“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 如果每一个人一切处一切时都做如是想，哎啊，命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呐！啊，那有过的？啊，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够。 意气用事，在禅堂里，在禅堂里，无论是扳手师傅也好，维洛师傅也好，大众师傅也好，啊，我们都是在这个地方统修的，啊，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助啊，啊。 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帮助，帮助做什么事情呢？帮助用功办道。人多了，自然有些不整齐，那也不怕呀，啊，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嘛。人怎么能够一样呢？人上一百，就形形色色。 禅场里也不能发生意外的事情，啊，这个呢，今天呢，顺便说一说，啊，啊，还是昨天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煎香，啊，这坚香煎香啊，啊，坚香作为助道因缘。 每个强的师傅都要做到啊，心里有数。传统的规矩不错，规矩是要讲的，怎么能没有规矩呢？啊，自己住茅棚、住山、住洞，自己啊，给自己也要立规矩呢。啊，何况人多，更要有规矩。 但是这一个规矩，啊，也要看对什么人，因人而异， <clears throat> 都不是那么挨挨板板的。比方说，尖 <clears throat> 香在起居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有八种香板，啊。 冲短打呼，前趴后仰，东倒西歪，啊，这个弹指抓羊， <clears throat> 这个都是在肩向下相板的范围之内的。这是这个规矩呢，就是这么个规矩。 <clears throat> 没有规矩。 人家煎香的人，这个香板怎么下呀？什么人该下，什么人不该下呀？这必须有这么一个范围，啊，有这么个依据。那么这个禅堂里的人呢，就是我们肩镶的对象，扳手师傅。 外了的首领师傅经常坐香，啊，不打呼，啊，甚至于说不打大呼，你是不能够下他的香班的。 <clears throat> 这个，啊，我们看现在一直都在这么执行的，哎 那么这个禅呢，你说这不是打呼，打呼不是影响大家做香吗影响不下香板的也有办法了，就是跑到面前去呢，用个呃两两个手指头轻轻按一按，啊，他不打不就不打呼就行了。嗯。外劳的首领师傅呢，首领单上，比如支科师傅啦副司师傅啦僧支师傅啦书记师傅啦这属于外劳的首领。 外道这首领，啊，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啊，都很忙的，啊，呃，抽一点功夫进堂坐坐香，疲倦了坐下来，有些时候冲针筒打打呼，啊，这个呢大家要谅解，啊，也不能心相相隘，那就是。 肩想遇到打呼的声音大了，啊，就用这用这个持手相板直来直去，啊，这样做的。那么除了扳手首领以外，一般的轻重做香，那打呼了，香有长短。 过去最长的香有六个圈子，少至四个圈子，最少的三个圈子，还不是现在一位煎香的，都是两个人煎香，啊，对面跑的。那么这个煎香呢，也不是说一声指境马上就跑圈子就煎香，也不是的，基本上都在啊半支香以外以下啊开始走圈子。 那么，当这个肩强没有到走圈子的时候，哎，这个刚刚止境，就是棒喝门庭啊，开口就是喝，举手就是棒。但是话要说回来呀，讲到棒喝门庭，过去禅宗的祖师，他有这种手眼。 叫做棒下舞狮，鹤声有眼。他那个棒不是随便的，啊，有目的、有目标的。鹤也是这个样子。到了走圈子的时候。 <coughs> 现在都是一个奸相的人走圈子，先从东边，然后西边，然后再东边，比如走三个圈子，就这么走的，啊！我不知道现在禅堂扳手师傅跟大家怎么说的啊，还是规定，你这只香，有人打呼也好，有人冲动也好，还是没有也好，规定你走四个圈子，你就走四个圈子。 规定你走三个圈子就走三个圈子，这是一点啊。呃，因为我毕竟进堂的时间不多啊。那么是平常的时候，平常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过去打气也有这种现象，哎，呃，直了进了。 啊，哪怕是养心香也好，早半香也好，甚至五半香也好，随便哪一支香，而这支香呢，应该是走三个圈子或者走四个圈子的？那么到了走圈子的时候，那个奸香的奸香是眼睛允许东张西望的，他不奸香吗？这个禅堂，呃，都是在他监视的范围之内的。嗯，他眼睛一看，大家都坐着蛮蛮好。 啊，规规矩矩，一心在那用功，也没人打呼，也没人冲盹，啊，可以不走圈子嘛？啊，你这个走圈子，啊，一定要例行公事，你管你有没有冲盹，我都要走这个圈子，嗯，啊，啊，这个是呢，呃。 我们将来有机会呢，我们跟班主师傅呢，我们再商量商量啊，跟大家讲清楚啊。如果说呃大家做做做蛮好的，都是规规矩矩的，那何必要走圈子呢？ <clears throat> 既然走圈子了，那就上规矩啊。我看有的奸相师傅呢。 是肩强是肩的比较好的，啊，肩相走圈子，离位子三块砖，这个三块砖呢就是三块地板，我们做这个地板也有要求的，啊，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就是离开我这个坐的这个位子，三块地板，不能紧靠着位子跑。 也不能够离开太远，啊，啊，这个离开三块砖，这离开这个坐箱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呢？就是迈半步就下他的箱板了，啊，啊，迈半步，这个手就跟着够到了下箱板了，就这么远，嗯。 那个奸香的，走这个圈子，用这个眼睛看这个人做香，怎么看呢？不是说哎，这个人在我来煎香的时候了，我看到他好像是在那打冲冲冲盹的，啊，他看到我来了，他就不冲了，嗯。 我倒要看看他还冲不冲？他就站在他面前不动了，那这怎么行呢？啊，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冲准下在这相板呐只要你在他在你走圈子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冲得，你就走过去了。啊，那走过去再冲得，那是他的事情。你走过去了，呃，那也不怪你。 啊，站在这个地方盯着他啊，摁望着他，这个也不合乎威仪啊啊！你走你的圈子，这个肩相走圈子，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嗯，啊，也不能太慢呢，有的人走的太慢了，啊。 要走的这个快慢呢，要适中。 <clears throat> 眼睛就是肩下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看到你眼前的这个三个位子，啊，这个前后这个程度，这个时间，啊，啊，绝不要歪过头来看人家， <clears throat> 啊，等着人家冲盹何必呢？嗯。 坐香的人，这是我们讲这个这个煎香， <clears throat> 煎香下香板轻重，我们感觉到现在的人不是过去的人。 呃，这个话我们要这样说呢。现在的人有人听起来他还不又不大能接受。我现在的人呢，不如不如过去啊，他说：“我们现在人都比过去好，我们吃的也比他好，呃，穿的也比他好，呃呃，什么都比他好。”啊，过去人也有啊，过去的那个我们在几十年以前住禅堂，啊啊，都是出家人，啊。 那么也有老参，也有初参，也有的蒸香版的。嗯，他说我没有冲炖吧，你怎么打我香板的？嗯，你要知道，你在做香，你在用功，有的时候你自己处于清昏状态，哎。 你那个头稍微点一点，你自己是不胳膊着的不嚼到的，而奸相的人呢，看得很清楚，啊，那他就猜的就在他下相板的范围之内，他就下你的相板，啊，这个清魂点头，微微的点个头啊，啊，那过去奸相的人，奸相的人也不都是出餐的，都是老三上座。 啊，你这个坐香坐在那地方处于什么状态？他一眼就望到了，还是打妄想，还在这用功，还是清昏点头？他一眼就望到了。啊，出于助道的这么一个菩萨心吧，啊， <clears throat> 所以呢，他下你的香吧，嗯，这是一。 那么作为做香的人，来了香板，哎呀，他说我这做的好好的，来了香板了，他毕竟有原因呐啊，他绝对不会说是，这个人跟我有什么难过，嗯，呃，别的时间找我的麻烦找不到，这还坐香了，你坐在那个地方，我这个机会来了，我煎香了，找你的麻烦，我看没有这么一个人，啊，绝对不会有这么一个人的， <coughs> 啊。 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呃，要处理处理适当，啊，啊，啊，这个人是我愿意帮助他，他是不是能够接受我的帮助？ <coughs> 啊，你像，呃，是今天是昨天呢，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情况吧啊，哎，你是好心。 履行你坚强的职责，他不能接受啊！啊，每每有遇到这种情况，处理问题处理的不好，就影响大众了，哎，就给高门寺整个这个禅宗道场带来很大的影响。你看高门寺那什么禅堂啊，打死人，那香板就打断了。 这个人犯了什么多大的错误了？那可相反呢，重的不得了啊！哎，这个说话嘛，嗯，啊，不得事儿还找个事儿说呢，有了事儿就无限上纲了啊，说出来也不好听，也不好啊，你看好不好啊？我要把这件事情。 再深说一点，假设这位南相板的这个同志，啊，不是同志啊，这位统修啊，我们不谈同志啊，啊，这位统修。要是气量小一点，哈，你这个打我相板这么打我呀，连打四打的枪板都打断了，喊起冤枉来喽哭起来喽呃，地下打起滚来了。 要遇到这种场面，这个禅堂，这个场面怎么收拾？你们每个人可想都没想到这个后果啊！说我们一听到这些个话呢，心里下就非常的，哎，哎呀，我说现在人怎么搞啊？现在的啊，说起来彼此都是互相助道的，或者不助就麻烦出来了吗？ 嗯，当然，我们这个出家的师傅们也好，居士们也好，都是有道心的，都是忍辱波罗蜜的。啊，你到那个在家人，我们遇到过呢，啊我们的旧社会讲撒泼啊，他睡的地会打滚儿，喊天喊地喊冤枉，你怎么办呢？嗯，那就有理都说不清哎。 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作为长处上的处理这个问题，你们双方们都有责任，啊，哎，都要做出自己的检查。事出有因呐，都不是无因的。哎，但是毕竟说你这个响板打断了是真的，哎，说是过去。 我们也常讲，哎呀，这过去规矩严呐，啊，搞么事打十个鸡下来，那个香板几十块香板都打断喽，啊，可是我们就现在每一年，我们还做香板的，每一年都要做个十块二十块新香板，啊，当然呢，那个香板都不是打断了的，啊，而且现在的人，也不接受，也不能接受。 你看，我们这个禅堂的打漆用功办道，啊，有一点点地方处理的不适当，啊，就会引起一时激起千重浪，啊，是不是影响大家的情绪呢？啊，动大家的念头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 啊，呃，每个人照顾自己啊，一切事情能够向道上会啊。他打的对，那是应该挨打的，那打的太好了。呃，打一块香板，打三块香板，打断了我都我我都欢喜，啊。那打的不对，哎呀，这打的好像是太过了分了。嗯，向道上会啊。 啊，我们现在不是那用功办道吗？用功办道就是要有助道因缘。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要想成佛，没有那个提婆大多还是不行的。啊，你想成佛，顺顺当当的，啊，就这么成佛了，啊。 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哪里惹到那个提婆达多的？啊，提婆达多为什么事情？一门心思想出办法出来要害他，要害这个佛。那那还不是打一块响板的？他一他想就想害佛，就把害死他。但是佛怎么说呢？佛是忍辱的，啊，佛是灵敏的。 啊，从来不计较。他因为因为出乎神血堕到地狱里向去，那个释迦牟尼佛还怀念他呢。他说：“我那个铸道的那个提婆大多，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哦，下到无比地狱里向去了。哎呀，我现在忙啊，派个人去看看他，叫穆建良去看看他，还去关心看看他，啊。 这些个事儿，在我们这个佛法里头，都给我们树立了很多的榜样。用功办道的人，什么事情向道上一会天下太平。 <coughs>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蛮好的。哎，所以今天在禅堂里发生的事情，啊，呃，我们跟他们一讲。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呢？蛮好的，哎，所以今天在禅堂里发生的事情，啊，呃，我们跟他们一讲，大家呢都能够呃心平气和的，啊，像没有事儿一样，像没有事儿一样。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还不允许发生第二次，啊，这叫要要引以为戒的。 下乡版目的，如果他打呼，就是叫他不打呼啊，把他提醒一下啊。至于说这个下乡版这个规，这叫规矩。到目前为止，在大陆上所有的禅宗道场的禅堂里面啊，不打气好。 打气也好，这个箱板呢一直在延续到使用。 <clears throat> 哎，就是为什么呢？就有人就说啦：“他你不过就是人家打呼，叫他不打呼吗？叫他不打呼，用别个方法不是也可以的吗？啊，何必要下箱板呢？啊，打的已经走手了，你毫不当心，我打重了一点，我镶板打断了。” 呃，会会引起一些麻烦，不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吗？是的，啊，这个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啊，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够没有敢啊，你提了这个意见以后，我马上就能够改变，还那我们还要进行研究，啊，因为禅堂的规矩呢。 是由来已久了，啊，诸方都延续到使用。对于港务寺来说，过去的规矩我们没有能够延续到使用的还很多，啊，如果过去的规矩都延续到使用，恐怕现在的人呢，呃也是不大能接受的，那规矩多了。 讲一条规矩，这个现在在其他的寺庙里向，在大路上打旗还延续的，包括云居山，嗯，包括丹霞山，甚至云门，还有那叫什么地方呢？ 这个，那什么，就是这个啥，卧龙寺啊。嗯，我在八五年到丹霞山去，那是本焕老和尚那个地方，他那个禅堂，开始是很小，哎，而且也不过一二十个人，那他也打气，哎喊起字。 恐怕云居山现在都含起字的，这个含起字，在过去禅堂里向金山、高明、天通天的都含起字的，现在我们这个起字就没有含了，啊，那么这条规矩呢，对禅堂打气来说是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看我们现在在搞门寺，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我们这个禅堂里向，你看能含起字不能含起字？ 嗯， <clears throat> 啊，我们这一部分人能不能喊起子？看来是不能的，啊。同时，喊起字这一法，一直到现在，恐怕一百个人就有九十九点九个人。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为什么跑起子啊？什么道理呀？嗯，嗯。咱们目前打气没有跑起子，但是有好多啊，老三上座也好，初三晚学也好，在在租房住过禅堂的。 多半呢都喊过起字的，啊，你们说一说这个起字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喊起字？啊，能够回个道理出来吗？啊，说是参天佛是谁？啊，参天佛是我们天天讲的啊，起一切啊，舍是用根。 啊！什么心无所住？我天天在这讲。那喊起子，哪个讲过的？嗯？啊，传统的规矩啊，喊起子，头勾下来，啊，两个腿抱着大腿，啊，跑起子，哎，你还有喊的，还有答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啊！例行公事啊。 如果条件具备了，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喊起子的规矩呢恢复起来。你现在不行啊，现在我们这能喊起子啊，啊，不喊起子，跑几个圈子，打了四五个七下来了，有的时候还跑不好，还要天天让人喊喊吵吵的，啊，那要一喊起子就跑出笑话出来喽，啊。 当禅学，当禅学啊，啊，禅学的地方太多了，处处都是佛法呀，啊，就看我们当禅学的人是不是留意到这些地方， <clears throat> 不然的话呢，都是走过场的。说起来，你到哪儿去的？我到高门寺去，做什么去？打气的。哦，那高门寺人打七人蛮多，也不过如此而已啊。 你还能回答什么问题呢？一直跟大家讲， <clears throat> 今天呢，啊，我们还是，啊，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不许讲话，不许串聊，还要强调的这一点，要把这个七一直打下去，打的圆圆满满的。 这一条是必须得到执行，啊，必须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啊，达到什么程度呢？自己照顾自己，啊，绝对不跟第二个人讲一句话，更加谈不到我住在这个房间里呀，我跑在那个房间里跟你说几句话。 你来做什么的？是不是来打气的？啊，来打气是要用功的，啊，天塌下来不要你管，啊，你自己把你自己管好，把长路上打气的规矩守好，那就呢，哎，绝对能够有保证，是我们这天下太平。 高门寺打这个禅期也是来之不易的啊。 <clears throat> 虽然这个中间出现这些个不令人满意的这个事情，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地上啊，这个也没得办法啊。有了，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今后呢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每一个人都能照顾自己，绝对天下太平。 啊，说我深深见到这一点，哎，是非呀，烦恼啊，矛盾呐，都从这个讲话出来的。 <coughs> 啊，三个人在一堆儿，五个人在一起儿，究竟你们谈些什么呢？是不是都谈佛法的？ 哎，是不是？哎呀，我这个功夫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咱彼此互相研究研究、讨论讨论，是不是都谈这些事儿了？嗯，恐怕未必吧。啊，作为长住，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呐。 哎，真是提心吊胆，我就有这个感觉，啊，哎，天下人都望到广门寺啊，啊，都望到广门寺这个，呃，禅宗道场在这打气呀，嗯，只能够有好名声给人家，可是不能有坏名声给人家，嗯广明寺这是一个道场。 讲道德，讲慈悲，啊，讲道德，讲慈悲，这个道德怎么讲，慈悲怎么讲，啊，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心态，啊，与人为善， <clears throat> 道德门庭啊，什么叫做道德门庭啊？啊，怎么样子做才合乎道德门庭？ 就像这个下香板一样，啊，嗯，那无论如何下这么重的香板，在现在来说是不适当的，啊，引起大家每个人、坚巷师傅都要注意，啊，都要注意，啊，那是遇到我们这位呃这位来香版的这位菩萨呀，人家是呃人家是菩萨呀，忍辱波罗蜜呀。 啊，如果说是或者或者，呃，要真正生下烦恼起来，这还麻烦呢，对吧？啊，啊，所以每个人呢，我们自己都都要注意，不能够意气用事，啊，不能自己认为我这个就是我这蛮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啊？啊，给长处添了很多的麻烦，造成坏的影响，哎，这比什么损失都大。 我这个用道，半用功半道，这道德门庭啊，讲慈悲讲道德的，不是不讲慈悲，啊哎，没有和尚，晚上养心香，每天经常打在香板，这个也是叫没有办法的嘞，哎，老祖的道场，老祖的规矩，老祖的家风，你说这个也不要了，啊，那个也不要了，那不这个打气怎么打嘛的？ 啊，或中板也不要考了，我考这有什么用啊？啊啊，既然有这个规矩，有这个家风，我们呢，啊，就要把它继承下来，啊，把它继承下来，好的家风嘛，啊，反正就这么做，啊，过去的祖师就是这么样违法为人的。 啊，过去行人就这么样的用功办道的，他也就是有所成就， <clears throat> 不是蛮好的吗？啊，说这个人能下香板，哎，哎，就得下他一回香板啊，不能下，走过就罢了，啊，他这个人翻那么大个眼睛，翻那个大个眼睛，他不妨碍别人的，他妨碍别人的，啊，啊。 这就是意气用事了，这就叫做那有有有人见有我见有众生见有受者见，你都有了。 <clears throat> 修行修行是不容易的，哎，处处检点自己啊，多多少少总带一点感情用事吧，嗯。 那就是与道德门庭与我们这个呃讲慈悲讲道场就有点不大适应了，啊，嗯，所以今天呢，大师傅们的闲岔呀，啊，呃，这个一件事情是这么一件事情，以此类推，凡是不利于用功办道的，啊，哎。 呃，伤害搞么事的形象的这些事，我们都不能做，啊，唯有大家都要维护这个道场，啊，这个道场维护得好，我们才能够安心在这用功办道，啊。